上一讲咱们讲，啊在这个乌克兰的乌曼是吧？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呢，总算取得了开战以来第一次一边倒的胜利大围歼。这事儿呢，一个是因为这个隆德斯泰特元帅的精密筹划，再有一下呢，就是稍微感谢一下小胡子元首的及时干预啊，这也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正确干预吧。愚者千虑，还必有一得呢啊！谁家过年还不得吃顿饺子呀？ 苏联这边呢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十几万生力军被人包了个饺子，布琼尼元帅也是无可奈何。曾经有那么一次机会，在我面前啊，能够救出他们，但是呢，傻缺的莫斯科没有珍惜。这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基辅孤城一座，前出到了德军占领区，两类是完完全全的暴露了，或者呢，理论上说。 距离基辅沦陷已经开始倒计时，这个呀是事实，是吧？只要智商正常，谁都能看得出来。但问题是谁敢跟莫斯科说呀？不穷你这么大腕儿，连申请个乌曼撤兵都被无情拒绝，更何况去碰触基辅这个底线呢？但事儿到这份儿上了，总得有人去说。 有没有这么一位呢？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上拉下马，这么个愣头青有吗？还真有啊！这下该轮到天出名将朱可夫同志上场了。朱可夫这个时候是苏军总参谋长啊。老朱的性格呢，咱不止一次提到啊，哥们心直口快，甚至有时候呢有点蛮横霸道啊。最重要的呢，在斯大林面前，他也是这个唯一一个不会唯唯诺诺的人。 斯大林呢，对他估计也是太了解了啊！这傻货就会打仗，心直口快，没啥心机，也挺好，啊至少不用猜忌，所以对这个刺儿头偶尔顶撞也不放在心上。其实早在七月二十九号乌曼战役苏军行将失败的时候，他就判断出整个西南方面军有被合围的危险。朱可夫可是有全局思维的人，从地图上看。 南方集团军群一旦在乌曼扫清了苏军，基辅就会在西南啊，在西面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。不过危险远远不止于此啊！这就接上之前咱讲希特勒让中央集团军群分兵的那集是吧？中央集团军群攻克斯摩林斯克，在战略态势上呢，跟南方集团军群是齐头并进，而且呢，斯德摩林斯克比基辅还要往东一点 这样，一旦古德里安兵锋向南，就可以直插基辅身后。德国人一向喜欢跑马圈地啊，包大饺子是吧？这次呢，这饺子的体量达到了惊人地步，都跨战区了啊！因此，在这个呃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上，朱可夫听完斯大林慷慨激昂的表明。 坚守基辅的自信发言之后，很扫兴的给这位最高领袖泼了盆冷水，把斯大林呐浇了个晶晶亮、透心凉。朱可夫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客观详实的分析，提出了三点意见：首先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消耗，正面战场部队已经损失的差不多了，必须从远东抽调至少八个精锐师来增援；然后，在叶利尼亚地区再发动一次反击。上次铁大帅太丢人。 这次呢，得换个能干的。最后，关于西南方面军即将面临被合围的情况，强烈建议撤到第聂伯河以东，与中路的西方面军保持平行。斯大林这个听了前两条建议的时候呢，没表态，毕竟这只是战术调整。听完了第三条，斯大林的麻筋儿就震了一下，严肃地问朱可夫：“你说把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以东是吧？” 那基辅咋整？朱可夫斩钉截铁的说：“很遗憾，斯大林同志，基辅不得不放弃。”斯大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！啊，赶紧从地下捡起来安上！你丫这也忒狂了吧？平时你跟我较个劲儿撒个娇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你这也忒不要脸了，是吧？斯大林怒不可，猛地站起来。 是吧？大声的、颤抖的、字斟句酌的向朱可夫吼道：“啊，这个斯大林不愧是希特勒的基友啊，动作都这么一致啊！俩人不练双人跳水，可惜了。说你小子再给我说一遍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，脑子让门夹了是吧？还敢放弃基辅？你这咋想的？你这不都是胡说八道？朱可夫比古德里安强，没怂，针锋相对。斯大林同志，如果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那你撤了我好了。那这参谋长我也干腻了。” 我愿意去前线指挥方面军、集团军，或者当个军长都行啊！斯大林听完气得不得了啊，是吧？把朱可夫就给轰出去了。这时候就看到斯大林身边的人更加丑恶的嘴脸啊！忠实走狗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煽风点火，老朱这家伙敢顶撞领袖，扰乱军心。我觉得这家伙想把远东军队调过来啊，就是为了让日本鬼子钻空子，这分明是间谍行为，良心大大的坏了。 斯大林仔细考虑了一下，把朱可夫就招进来，冷冷的说：“朱可夫同志，现在正式解除你总参谋长职务。你刚才不是说叶利尼亚可以做文章吗？那你去吧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啊？”朱可夫说：“我一个小时之后就离开。”然后敬了个礼，头也不回的就离去了。刺儿头倒是走了，这基辅这个到底能不能守住？斯大林心里开始犯嘀咕，不行。 我得找个懂事的来啊，给我打打气儿。于是呢，他想到了一个乖宝宝，谁呢？叶廖明科。老叶这人啊，之前咱提过啊。铁大帅刚刚接任西方面军司令的时候啊，整顿好兵马，准备呢给德军先头部队来个下马威。第一仗就是这位叶廖明科中将指挥的。结果呢，啊，牛逼哄哄，带着两千多辆坦克的老叶，跟对面只有一百多辆坦克的德军打了个平手啊。 不错了啊，这水平没都给损失了呢，就这个烧高香吧。仗打完了，老叶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责罚，安安稳稳的当他的西方面军副司令。最主要的原因呢，是斯大林真喜欢他，这马屁拍的啪啪啪呀，是吧？把领袖哄的是哇哇哇呀。那这次领袖又把他招来了。叶廖棉科这个人呢，据他的老同学后来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评价。 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啊，夜料棉科啊，就付出了异于常人的罕见努力，之后终于掌握了教学大纲的专业知识，是吧？这个骂人不带吐脏字儿的啊，实际上就说呀，笨到极点了，就是这意思。但是老同学嘛，是吧？这个呃不好意思夸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太说的直白。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比较直白了。 说老叶这人举止文雅，绅士啊，很绅士啊，很尖头闷啊，经常呢说一些领袖爱听的话，那那意思就是一马屁精啊。乖宝宝一来就自然哄大家高兴。叶廖棉科来到会议室，看到老大愁眉不展，直接就说：“老大啊，虽然德军现在比较猖狂啊，但是呢已慢慢的尽显疲态。” 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。那这个《资治通鉴》我是看过的是吧？咱们现在困难是暂时的，在您英明伟大的领导下，一定能取得胜利。斯大林听完这话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了。近日寻春不见春，忙鞋踏破岭头云。归来笑捻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那这么一个活宝，我咋不用啊？好，那既然你这么有信心。 那你看，现在西南方面军危在旦夕。如果我给你足够的兵力，你有信心阻挡南下的古德里安，掩护基辅侧翼吗？叶廖棉科胸脯拍的啪啪的，老大，我就是你手下一个兵，我就是革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是您的一条狗。 忠实蹲在您门口，您让咬谁就让谁，让咬几口咬几口，是吧？斯大林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啊，对这个旁边的华西列夫斯基说：“看看啊，看看，是吧？国难显忠良，家贫思贤妻，这就是咱的栋梁和贤妻，难得的银才呀！”啊，八月十四号，叶廖棉科这正式任命为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，啊，总算实现了多年的梦想，指挥了一个方面军。 其实之前巴普洛夫大将被拿下之后，本来就想让老叶接任西方面军司令，但是斯大林呢有点不放心，才派这个铁秃子担纲。老叶一直是铁秃子副手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全军我一人说了算了，对吧？我吼一吼是吧？这个布良斯克抖一抖是吧？之前苏军在布良斯克地区部署了两个集团军是吧？斯大林不放心啊，我这乖宝贝儿被古德里安这老流氓调戏咋办？给你多叫点人是吧？咋弄呢？ 从基辅抽调是不可能的了啊！思前想后，要不就委屈一下我亲家吧啊！于是呢，斯大林直接把铁大帅的中央方面军肢解掉，贴补给了叶老棉科。这如父如君的厚爱啊啊，老叶殚精竭虑，是以报君恩呐啊！根据总参谋部下达的任务，布良斯克方面军全力阻止古德里安南下，保证中央和南部战场连接带的安全。 总而言之，还是那句话啊，能把这姓古的啊弄回来，割了耳朵给斯大林同志下酒是吧？这个现在开打啊，just do it 啊！在这儿呢，咱就接上前面咱说的那话，古德里安在狼穴被希特勒羞辱一番啊，然后被迫执行南下方针的这个节点，德军这边啊，古德里安已经不是开战时候的春风得意、勇往直前的古德里安了。 是吧？这个这个，你大爷还是你大爷，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大妈了，是吧？第二装甲集群兵力损耗非常严重，而且呢没得到及时补充。更重要的，那这不是他想要的战斗，心气儿自然也不会高。那如此一来，应该是夜料棉科大发神威的这个好机会，一定要抓住这流氓头子给伟大领袖献礼。结果一打，完蛋喽！ 又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。苏联这边整整仨集团军，仅仅在古德里安集群、古德里安集群左翼推进了十几公里，就怎么也攻不进去了啊！而担任德军侧翼防守的，不过是区区一个第四十七装甲军，下辖俩装甲师、一个摩步师，还不满编。这也就是古大将赶着去基辅，如果真的是奔着叶司令来的。 看到打成这德行，按照古德里安的习惯，都可以考虑反包围这个方面军啊！你说这个老叶这仗打的丢人不？前面想那那这是不是咱想这叶老棉科是不是消极怠工啊？跟八爷似的呆着看片还真不是啊！他其实跟铁木新哥很像，非常勤勉啊，不爱在指挥部啊呆着，就喜欢下去转督战啊。 据说有一次前线跟德军打的是这个这个 like fire like t e a 的时候，是吧？一个苏军军长竟然在下边下象棋，恰好让老爷逮着了。啊看来苏军里边藏龙卧虎，多才多艺啊！你说你这么有艺术细菌啊？你去文工团是吧？或者参加个什么星光大道多好？打啥仗啊？叶廖棉科气的，呀拿鞭子一个劲儿的抽他呀，嘴里骂呀。 啊！你个懦夫，苏联的耻辱，死鬼，天杀的，挨千刀的，小没良心的，反正一顿 S M 之后不解气，准备掏枪毙了这个败类。但是呢，参谋长拦着了啊，说消消消消消气啊，都不容易啊，这个这个，回头交给组织内部解决。你你这么就崩了，他影响军心，得了啊。 这个仗打成这德行，也别指望着能阻止姓古的老流氓南下，自己不被吃掉就不错。老古带着主力部队一路向南，一骑绝尘。夜料棉科看着古德里安远去的背影啊，啊慢走啊，您啊啊，孙长老慢走啊，然后跟莫斯科汇报。 我军极大迟滞了部分德军的推进，比如第四十七装甲军。你看，这都这这已经到了，不要非死了，非死不可。老叶阻击不了，古德里安就意味着基辅侧后方已经被德军尖刀捅了进来，腹背受敌了。事到如今，啥也甭说了，斯大林同志的感情又一次被伤害，是吧？独裁者就是这样啊，喜欢听好听的，被哄着，最后都是在自己打脸啊。 最高统帅部这边看这情形，指望老叶搭救基辅是不可能了啊！这时候接任这个朱可夫任总参谋长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啊。有一本这个呃书啊，这特逗，沙波什尼科夫这“石中间加了个“莫”，沙波什么尼科夫是吧？沙波华的尼科夫是吧？哎，这个沙波什尼科夫元帅。 老哥跟斯大林的关系非常好啊，也是这个相对很早啊被授元帅军衔的啊。最早的呢是三五年授衔的那五位啊，第二批呢四零年授了仨啊：铁木辛哥、沙波什尼科夫、库利克啊。沙波什尼科夫很绅士啊，从照片上看呢就看得出来，小喷头油亮油亮啊。其实呢，他很擅长参谋策划，但是呢性格太软，经常被领袖撤走。 他也不太敢争辩啊，就就一般就从了，那从了大爷了。不过他这个时候呢，对斯大林也有点那个说真话了啊，说情况啊确实紧急，我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建议，把西南方面军主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，是吧？并且呢，迅速转移基辅重要物资、政府机关等重要部门。斯大林心想：哇塞，这话怎么跟被我轰走的那姓朱的说的一样呢？你俩人是不是私底下穿一条裤子了？ 是吧？当然，对于这样的建议，斯大林肯定断然拒绝啊！然后把这位老好人狠狠臭骂一顿啊！而且呢，为了表示坚守基辅的决心，斯大林下令已经撤到后方的兵员物资再给我往前线运。我就不信了，六七十万人守不住一基辅是吧？哎呀，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老天爷拉不回，该死的鬼，你自己找死啊！ 那可真是谁都帮不了你了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